会登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光明顶，陶杰特别嘉宾，玩主一高。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。咁啊，好一段时间之前呢，呢位特别嘉宾嚟过光明顶噶，啱啊？咁咧。 即系佢系一位咧，即系往来中港两地啊，啊，来自呢个江苏省嘅一位咧，诶，殷实嘅商人吓，咁啊叫做高总吓，高总高先生， <laughs> 咁啊，即系啊好多听众都记得你嘅，啊，多谢多谢， <laughs> 咁咧就而家咧，即系你知佢形势好混。 形势好困嗯，吓中国啊，嗯，香港啊，世界咁。你最近呢，就喺大陆做开生意，往来两地。系咯，你现在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呢？啊，陶先生，这个。 虽然我也是一个说普通话的香港居民，哦哦哦，啊，我是一个小小的商人。如果依我的角度来讲，我第一个要提名陶喆做香港。哎，你不要开玩笑，我太反动了，我不做不了特首的。有人说你是黄皮白心，哎，我倒看你是黄皮红。我是汉奸来的，怎么能够当？ 特首呢？哎，陶先生，你这个，你这个就错了。我们你看，上次和您去拜见金庸金老先生啊，他赐我为扬州韦小宝。 <laughs> 这个您听到，这个所谓韦小宝就是韦小宝。对，即系而家做特首一定要是韦小宝，系会吃会喝会玩。 整个国泰民安，哦，这个香港要风生水起，哦哦，才是好的特首。系，而家唔得。你叫我看，目前啊，你人气啊很旺，哎，不是，而且两方面啊都说您是个人才，哪里的话。 哎我是偷了商业电台的， <laughs> 冇商台冇呢个节目嘅。您又是香港第一才子，哎，啊，陶先生，没有没有。所以如果我是香港，我现在是香港居民，如果我有提名权，我要提名陶喆啊，做特首人，不要开玩笑了嘛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啊，哎，今天是香港这个特首啊，嗯，而家香港嘅特首你会睇好边个呢？ 其实，人说天机不可泄露，天机不可泄露如果说我们一旦把这个天机泄露出去了，一旦泄露嘅话呢，就有问题。比如说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，哦，比如毛泽东话，林副統帥就是接班人毛澤泽东都话得林彪是接班人系。 陶先生，您最后看到我们宁副统帅的下场了。啊，我知系后来林彪咩下场，我哋都知。所以天机是不能泄露。哦，因为咧，呃、真系讲补充一句，呢位啊高总呢都有啲来头。你是有点来头的，扬州韦小宝就是来头，有一点来头的啊。你是哪里人？扬州人。我是扬州人。哦，扬州我哋都知道系一位大人物嘅。 家乡啦，呢位大人不咪就系韦小宝咯，系 <laughs> 咯，系咪对啊？系咯，系咯，啱唔啱？系咯，系。诶，呢跟我们就是说啊，呃，报道一下最近怎么出是什么什么问题呢？这不是很多港商啊，嗯，外商啊，要撤出这个内地？嗯，到底是出了个什么问题呢？ 桃才子，桃仙人，这个花开两朵，花开两朵，表一枝，各表一枝啊！大家都明白，香港为什么？ 以几十年繁荣昌盛，香港几十年繁荣，点解呢？因为它是英国女王头上的一颗明珠，因为佢英女王明珠啊，吓！这颗明珠你都这样认为，这颗明珠呢，就是雄踞在中国这条龙的头上，哦，喺龙头，称为吸血宝珠，嗯。 您明白哦哦，我们过去的邓大人邓先生就说：“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，一国两制嗯，一百年都不能变哦。正是因为这个不变以应万变，哦一定要香港才得以繁荣昌盛，一定要不变的嘛，嗯，这个不变的意思就是说要有它个法治啊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要有个法治，要跟大陆不一样。” 对不对？我在香港生活二十年，嗯，你看香港的问题是一碗叉烧饭的问题。香港是一碗叉烧饭嘅问题。点解呢二十年前，我嘅员工差唔多拿八千蚊一个月，嗯，买碗叉烧饭，嗯，差唔多十蚊。

一次也系十十岁啊！ <laughs> 钞票哪里来了啊，钱喺边度嚟咧？是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所以无论谁做特首，嗯，要给香港人解决覆纸问题啊，唔搞唔到啦。这是最大的问题啊！这个，这不可能的。我们都分析过了。嗯。 因为你把这个两三千一次搞到两三万，还有人买呀？对呀，这个不是香港人说了算的 <laughs> 啊！呢个唔关香港人事，你钱不灵不啷拱到咁高呢。嗯，喂，真系有一点呢，香港人有一点很无助啊。嗯啊，就英文叫 helpless。嗯啊，嗯，唉，所以边个做特手都搞唔掂啦。好吗？第一个呢，香港是一个自由港。 你要把钞票拿来香港，嗯，这个香港的自由港地位，他又不能说不要。陶先生您说是吧？是啊，那么这些钱进来呢，他又兴风作浪。啊，钱入嚟又兴风作浪，你唔俾佢入又唔得，因为佢自由港。系咯，所以这个一旦兴风作浪了，这个叉烧饭十块钱就要变成五十块。嗯，这个楼价两三千就要变成两万、三万。系啊。 但是呢，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大陆人就牛逼的中国人啊，这个牛逼陶先生？ 不用说，你我对他有意见。 <laughs> 我相信，但凡文明的中国，好多人有意见，对都有意见的。 <laughs> 比如说，在什么香榭丽舍跳这个民族风。哦，喺巴黎香榭丽嘅，系咯。唱咩啊？跳咩啊？最佳民族风。哦，跳嗰啲广场舞。系咯。你见过吗？你我见过，我看到在北京汉宫门口跳这个毛主席最红，太阳最红啊！伦敦白金汉宫。 沦陷咁样，系咯，沦陷啊！对啦，这个大妈居然敢在白宫汉白金汉宫门口跳跳那种舞啊！那警察有没有抓？没，没有抓。为什么呢？哈雷德百货的金主啊，哦，哈洛斯百货。哎，他去了以后就要大把大把的用英镑。哦，这个英国人啊，跟这个法国人也好识做。 哎，你实在要跳，你就跳。哦，你在这个老佛爷门口跳，我也就假装看不见。哦，当猴耍哦， <laughs> <laughs> 所以香港人啊，要有这个容纳心。哎，既然他来送钞票。哦。 那么他跳跳广场舞，什么在金紫荆门口？嗯，那你也要当看不见？哦，咁样，系啊，陶先生，您认为呢？我系啊我我一向就当看不见，啊，两眼一抹黑。我是见是见过，我难道过去指着大骂吗？不会， <laughs> 我说大骂，您哪来的啊？ 啊，四川呢？啊，重庆啊？啊，湖南啊？跳得好，诶，跳得棒，跳得棒，啊，跳得就是好。好啦，呢个报时先。指点江山，笑傲江湖。光明顶。陶杰，特别嘉宾，玩主一高。 嗱，高总咧吓，你就系一位喺大陆嚟香港住二十年啊，投资嘅商人啦。系咯。咁咧，你就劝我哋香港人咧，对大陆人士要包容啲啦。嗯。佢系攞钱嚟使咧。系咯。你可以咧，唔中意佢啲行为。系咯。但系唔好唔中意佢咧，揈钱嘅行为。系咯。啱唔啱？ 因为而家日本都好重要，巴英国也好重要，法国也好重要，我就冇理由把个米饭斑鱼啊解落走啊。 <laughs> <laughs> 喂，你有冇去过巴黎啊？这个 shopping 有没有啊？买嘢有冇？陶先生，因为我呢，在这个巴黎呢和伦敦有这个 office，哦，所以呢，我这个每个月啊都经常往来于伦敦和巴黎。哇，这个巴黎现在对于华人的这个。 偷窃跟抢劫啊，抢这个金主啊，层出不穷。即系而家巴黎街头咧，专汤中国，中国人。啊！我的这个所有员工啊，五十个出差过到巴黎的，有五十个都被打过合法。五十个你啲伙计喺大陆。 去巴黎公干都被打过喉包，全部俾人喐啊！系咯，啊，因为呢上个月我在这个巴黎这个老佛爷的门口拉发叶，啊，被一个保加利亚的这个小偷哦，系咩？这个抓住我的这个荷包。 抓住呢个荷包，荷包保加利亚小偷，小偷是个女仔，老费爷门口，哎，老费爷门口，然后抓了我里面一把钞票就往天一撒，哇，不多不少几千欧元，哇，我呢就一个箭步上去，因为我这个人爱财啊，嗯，先把钞票捡起来，哦，把。 肥在追他，追了七条街，追七条街。对了，居然这个小偷被我抓住，啊，抓住以后就扭送他到警察局。哦，这个拉法耶，这个呃，这个总经理啊，还请我去贵宾室，授予我这个勇敢的这个中国人，勇敢的香港人。点解呢？ 因为十个中国人被偷，九个就算了，很少看到有人去抓贼的。哦，你还抓了七条街？对，追了七条街， <laughs> 我也摔了一个跟头，扑倒在地，把他抓住。 哇！结果在旁边有没有人看到？很多英国人、法国人啊，外国同胞来帮我抓，大家最后抓到以后还鼓掌，说明我们中国人啊 <laughs> 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啊！啱啱啱啱！哇！原来有咁英勇行为 <laughs> 啊！哇！犀你都成个帮衬你个老佛爷对不对？其实到老佛爷，我不是帮衬。 因为我呢喜欢写写小小的杂文，经常想看看这个牛逼的中国人哦，在这个老佛爷怎么买东西哦，所以你去观察，观察观察，咁样，所以经常看到一些中国的土豪啊，挺着个大的肚子哦，在这个老佛爷狂扫这个 LV 哦，见到好多大肚嘅诶，中国旅客喺老佛爷狂扫 LV，系咯。 好吗？啊，哦，曹先生，你这个曹先生，你也在这个英法时间比较多，经常在泰晤士河边上这个画漫画。嗰阵时喺泰晤士河边冇咁多呢啲嘢， <laughs> 那时候很少，很少，比较太平，比较太平。现在多。那个时候中国人去那个很少，这个穿个毛装的，嗯啊，嗯。 都是公公毕恭毕敬要去这个马克思墓去扫墓的啊，去个躬，哎，没有去哈罗斯去买东西买的买 <laughs> 所以现在这个三十年啊，嗯，这个我们国家真是我是见证，嗯，强大多了，嗯，这个是事实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我去伦敦，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，陶先生哦，我曾经去有一个地方朝拜。 我哋去一度地方朝拜对了，这个地方你应该是你熟悉的老地方。啊，边这个叫肯辛顿大街的。哦 c a n s i n g t o n 对，喂，嗰度富豪区嚟噶噃。那个九号到十一号。九至十一号。哇，谁住的吗？豪宅嚟噶。中国有一个超级富豪。哦，九至十一号。对啦。k e n s i n g t o n 大街。对。中国超级富豪买咗。王健林。王健林啊。啊，我。 偷偷的从那个小街啊，肯辛顿那个街啊，偷偷的进去。哦，你偷这个保安斥责我。哦，啊，个四 Q 踢走你啊！对，他敢吗？他敢啊！啊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哦，我说我来参观参观。哦，我看到左边可能住的是比尔盖茨。 右边右边可能，标说的是你老板的房子。左边可能系李老板嘅嗰啲别墅。对，这个王建林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他居然也在里面买了一个宫殿。哇！我看到啊，又不知是惊还是是喜。我睇到不知是惊是喜，点解咧？ 为什么呢？想我等中国人，居然脸朝黄土背朝天，有朝一日我把裤腿撩起来， <laughs> 大葱味道等一等居然也敢住进这个白人区？哦，即系话你以前觉得好多人系农民，卷起条裤脚去耕田， <laughs> 而家二十年后佢哋嘅梦想就系，竟然住咗喺英国富贵白人区，系嘛？啊，前年。 看看左边是美国领事馆，左边美国领事馆系啊，我知道。右边是，你看看都是英国王室住的，系啊。哦，我们这个王老板哦，就是很厉害的。系啊系啊啊， <laughs> 哇咁犀利啊！系咯，威水。嗯，啊，咁上次习主席访问伦敦，知唔知有近在此尺有叫有有有位富豪同我哋中国人争咁多气？ <laughs> 陶先生。 <laughs> 这个天机 <laughs> 啊， <laughs> 我们做小市民的不大敢说。我们讲好啊，这明了明了。好啦，咁啊，即系而家咧，你睇咧吓，诶，呢个特朗普啊，Donald Trump 上台，嗯，对于这个中美啊之间，是不是会有带来的一点的冲击呢？啊，先生，我不在的冲击，这样看的啊。嗯，特朗普这个人啊，很厉害，是不是个傻逼？ 我认，您认为，您认为赚几百亿的人是傻逼吗？ <laughs> <laughs> 陶先生，任何事情在上台之前、上台之后，特朗普给我们演出了一场活生生的香港秀。哦，为什么叫香港秀？香港秀咩呢？因为我们香港人为了钞票，容易变脸。 容易变面，我觉得特朗普玩美国也像玩钞票，你看上台之前玩美国都好玩银纸对，人家装屌丝，屌丝这个话你明白吗？明啊，不懂 <laughs> 这个叫大陆的网络用语哦，什么意思呢？ <laughs> 就装傻。对了装作穷苦人民哦，即系扮穷人。对。 一个社会，它都是穷人多，富人少，大家都明白。嗯，我要拉这个选票，一定要拉屌丝。拉选票一定要问啲拉啲穷人嗰啲票。对啦，系系系。比如我要上台当总统，或者我要当特首，我一定要争取屌丝啊！我不能光争取李老板之类的啦。哦，即系要啲穷人飞。对啦。 所以佢系为穷人请命系嘛？对啦，嗯，但是您看到他屌丝选票一拉到手，哦呢他脸就变了。哦，穷人嘅选票一攞走就变脸了系咯？点样？点你看他这个精英团，而家这个精英团里面，嗯，全是最厉害的企业家，嗯，全是有钱人，嗯，这个财产就几百个亿，嗯，他没有一个是傻的，嗯，可全是精英人士啊。 咁有问问那这样会不会跟中国干一票？任何是世界上，嗯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哦，系啊，学生你觉得呢系啊，我谂都系，因为而家真系吓，嗯，因为这个特朗普啊，他说很不爽，嗯，因为我美国开放市场，你不开放。 嗯，你我让你赚这么多钱，嗯，然后我叫你拴住这个北韩这个金正恩，嗯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嗯，然后他对这个日本呢、南韩呢，嗯，隔三差五的，嗯啊，东一枪嘛，西一炮，反了反死了，对啊，嗯，所以这个当中春认为中国武力约束呢个北韩呢，嗯，他现在不是这个脸色不是太好。 嗯，啊，可能要跟中国算账的，嗯，所以我估 Donald Trump 一埋位第一件事，嗯，要解决东北亚问题啦，系嘛，好啦，一阵翻嚟再讲。人杰地灵，光明顶。